多少天下事，尽付笑谈中。光明顶，陶杰、冯志正。所以呢个塔兰特啊，写呢个宣言啊，如果你去研究佢咧，个目的咧，就系要揾一个解答嘅方式。